锵锵三人行，有些事情啊，可以很快就知道这个秦海璐啊，她的这个人生观、婚姻观、男女观是吗？对，比如说，哎，我就觉得她很显然是挺强的，讲讲讲讲究，你是讲究绝对的男女平等是吗？呃，没有绝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在于一一个自愿的，对，就是如果你自愿，就是主动和被动的一个关系。你如果是说主动的。 我可以，呃，爱你。嗯。我允许你对我做任何事情，我不要求平等，我不要求这个权利。但有些事情呢，等于是它是被动的，那我可能就要要求这个平等的这样的一个主动的接受不平等。对。在被动情况下，一定要平等。对。所以平等是一个防卫的手段。是。哦。主呃那个出击的手段就是爱。对。防卫的手段就是平等。对。那你对这个“女为悦己者容”怎么看？ 女为悦己者容，我觉得正常。正常哈，对，套用他的逻辑也是对啊。就主要只要是他愿意做的，时候，那他这个就是爱。好，对，那被强迫的就是那行了。我可以给你讲讲了，这事儿呢，到了韩国就不太一样了。最近说是七月二十五号，韩国电视台播了一节目，哎，这综艺节目弄得都跟戏似的，你知道吗？但是也是真事儿。说这么一个女的啊。 怀孕三个月，她老公就揍她。嗯，一边揍她，一说你呀太丑了，你看你什么下巴呀， <laughs> 就是她地包天。而且呢，就是说骂她的时候啊，这个女的骂的，这个女的就说你臭死了。 <laughs> 为什么说她臭死了呢？这个女的因为地包天呐，牙齿咬合不好。叫地包天呢？ 下齿啊，我们要兜齿儿。哎，对，你看他演员会演，地包天就这样，因为这样你就咬合不好吧？咬合不好，吃饭的时候就容易有那个残渣，你知道吗？然后呢，就口臭。就是说，老公一边打他，一边臭死人，能这么臭，搞得这个老婆一天刷十回牙， <laughs> 就这么一个，这么惨。然后她老公呢，还离家就不回家。但是呢，在韩国啊。 几十家整容机构的帮助下，这个女人经历了七八项这个微整容，然后最后电视台这个节目门一打开，咵一下，她老公都傻了，完全不不就就就就不认识，你知道吗？这个女的完全大变样，就跟原来不一样了。然后这时候这个主持人赶快问老公：“你还离婚吗？”没离婚了，就老公说：“哎呀，这个整了容 <laughs> 之后突然漂亮了这么多，离婚的事等我考虑考虑再说。” 哎，真人秀啊，就是是真人排好的，是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故事。这特别像电视购物，我觉得。对呀。 <laughs> 像植入整容的韩国的这个整容技术的植入的广告，对，真人广告。但是我为什么觉得这个里边实际上有一个我刚才问他的这个问题呢？嗯。那么就是，你看啊，其实我挺尊重女性，这么一说哈。是我一看我这个。我一看我也。 <laughs> <laughs> <laughs> 哎呀，这是 <laughs> 汗颜啊！汗颜！我一看，我有点不太舒服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啊，这个老公对这个女人这样，然后呢，是因为我丑，可是我整好了，咱们的婚姻就又好了，你就不离婚了？那会不会？那反过来说，我要是老婆，我能不能？说你那大金牙，你怎么不去整一整呢？我会，但是我跟你讲，我我我第一个问题是在于说，他们结婚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结婚？结婚三个月就开始暴打暴踹，这个？那你结婚的时候，这老婆长什么样？怀孕三个月，这个怀孕是不会引起兜齿的。 <laughs>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怀孕是不会引起，就是她可能会有黄褐斑，就是会有斑点，或者是发胖、浮肿，但是你让她么齿， <laughs>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laughs> 你结婚之前你就应该知道说这个。那你们是以感情为基础结的婚，还是说所谓的呃？ 呃，政治婚姻还是商业婚姻还是什么？你不能容忍她怀孕之后，为什么是怀孕之后不能容忍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是，这当时好看啊，结了婚之后，慢慢的被打兜齿了。他 <laughs> 不光是兜齿，他是说他没一个地方好看。你知道，就是说这这这女的。对，那我就是说，她她怎么娶进来的？没一个地儿好看的，她是蒙着盖头进来的吗？ <laughs> 就是没见过。她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时候就不能有房事的？那个阶段。 那结婚之前是蒙着脸吗？房事 <laughs> 不，他这个你那你知道始乱终弃吧？有很多结婚的时候是一种感觉，慢慢的就不不喜欢了，这是有个生理上的问题。这就是传说中的爱情只能坚持三个月吗？就是三个月，你又给缩短了。我听说三年。我我我。 <laughs> 七年。三个月。惯 <laughs> 三个月吧，是七年之痒。啊，就就就就三个月。哦，三个月。你你知道，我就不禁想起啊，就是他们老讲那个。 韩国呀，其实呃还是挺男尊女卑的。对，我曾经跟郭在荣导演聊过一个事儿哈，就是那个《我的野蛮女友》的那个导演。我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韩剧，我觉得韩剧真的太好看了。就是为什么男人都那么好？嗯又帅，然后他又懂得爱，还忠贞不渝，然后还都是这个富家子，你知道吗？永远都是白马王子跟灰姑娘的故事。你白日梦了。 啊，对，我觉得太好看了。我觉得富家子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爱情观哈，就让你觉得特别的美好。后来我就问了一下郭德荣，我说韩剧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收视率啊特别好，包括在日本。嗯。说这个，我说这是为什么？我说你们韩国男人真的这样吗？他说你错了。他说我们韩国男人没有这样的。 <laughs> 所以我们我们才要把中韩国男人拍成这样。 对对对，说说的非常深刻。对弗洛伊德有人讲，梦越是做的美丽，说明现实越残酷。对，就是最简单的那个韩剧在韩国收视率也非常好，是因为韩国的女性特别希望自己的男人能变成那样。我我我我我有我有个 roommate 台湾的，他跟个美国人离婚了，后来他跟个韩他娶了个韩国人做老婆。我们一起开 party，这美国人家里开 party，我们在聊天哈，那个女的就拿了两个木头榔头，就在后面敲他的背。 就就当着我们的面啊，就这么敲他的背。啊，嗯，你知道美国人多女权呐？周围几个美国女生全看不下去了，趁着这个这个台湾学生上厕所的时候，所有人都对那个女的说：“你干什么这个样子？”他说：“很好啊，很很好，我应该这样帮他敲。”哎呦，你看，韩国女的训练成这个样子，这算好的了。这这这韩国这个最出名的就是说那个战前战后嘛，你记得吗？说二战之前，这个韩国都是男人走在前面。 女人走在后面。二战之后呢，就是改了，女人走在前面，男人走在后面。为什么呢？因为二战留下很多地雷啊， <laughs> 就是。 <laughs> 你就就是说，对对对，韩国男女。Lady first。Lady first。母性的伟大光环呢，这就是。哎，真的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就说明，就说你看，这也叫“女为悦己者容”嘛。 对，但是关键是说这个这个这个节目的结尾是什么呢？刚才你说那个，就是这个女人也同意了吗？不离婚了，就美容，这女人就达到了女女人达到了满足是吗？她可以跟她继续跟她老公在一起生活吗？对啊，悲哀，我只能说悲哀。如果是我，我一定不会。那我也会就是说，你你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我也觉得你不帅呢，我要跟你离婚。 对，我现在这么漂亮，市场变了，行情变了，是吧？就是，如果是说用这样的一个外在的一个东西去衡量两个人在一起的一个标准的话，我觉得大家是可以互相的。但是，那互相的前提是男女都有自己的经济力量。现在有很多的很多的婚姻啊，是，比方说女的讲什么“干得好 <clears throat> 不如嫁得好”。 她嫁得好的标准是找一个上市集团的主席，她一开始就是在经济上完全的不平等，所以这个时候等到她一结婚，好像是人生的。 一个阶段终结了，对不对好像是永远解决了，其实是完全另外一种生活。那种生活就是她，他今后生活的唯一依靠就是这个男人对她的喜爱。不对，不对，老师，我这个跟你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一一个反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我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我姐姐，啊，我姐姐跟我姐夫两个人结婚，我我有姐夫是一个印刷厂的一个老板，一年大概三十多万的收入。结婚的时候，但是我姐姐就是说你干得好不如我嫁得好。 因为我姐夫把这三十多万钱全都给他，什么叫嫁得好？他不是一个钱的问题，而是一个心的问题。你嫁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主席、董事会，他是坐拥十几亿身价，每个月给你一千万，对他来讲算什么呢？我觉得不少了。 <laughs> 但是你对对一千万，所以这就但是对他来讲，但是对他来讲不算什么。可是对于三十万的我姐夫来讲，那个是他全部。 所以女人要的是心，不是女人要的是男人的全部。对 <laughs> 就是说你有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什么都得拿出来。所以你看我 <laughs> 这就叫嫁得好，所以你看这叫这才叫嫁得好。所以你看我跟女的还真是不一样。 <laughs> 我觉得我要是当个小三儿什么的，我就说那你有一千万，一千万管你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有一千万当然好过三十万了，我花的多美啊。 呃，但是我跟你讲，女人对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看重。你知道，其实当小三儿，你有一千万的时候，你一定是想要他全部的，啊，不然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斗争存存在。你知道，男人就不会为难。人家广州话，广州人有句话叫口才啊，口才啊，点口黑啊， <laughs> 就是你是求财呢还是求气呢？我看女人就是求气呢。 对啊就他就是一个全部，就是你你到底用什么样的心去对待他？所谓嫁得好，我觉得就是说你嫁得好是这个人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对你好？他可以用钱来表达，他也可以用他的所有的全部的情感。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那我就就是不如我姐。那你姐夫现在每年得超过三十万了，挣的在你姐姐的催逼之下。超过了，但是我那天发了一条微博，我也说我姐，我姐说半夜说。 我姐姐说：“老公，我想吃泡面。”然后她老公说：“那个说很晚了。”然后老公我想吃泡面，那我下去给你煮。家里没有泡面，那我下去给你买。然后，然后那个我，然后我我我姐就说：“嗯，等你拿回来的时候都凉了。”然后我我姐夫，那你到底想怎样？ 所以他常年印刷厂，每年只能三十几万， <laughs> 没别的空干别的了，是吧？不是，我觉得就是说，作为一个老公，在半夜的时候，他各种各种要求，然后最后他说：“你到底想怎样？”我姐就说我：“我老公，我想吃泡面。”对对，这当然了，他提供了一个女人梦想中的男人的样子，我觉得就是你姐夫够了。我觉得女人就这样就够了。你只要问这个女人说：“你你到你想让我怎么样？”你就满足她的这个东西就完了。如果说你觉得你能力不行，你就不要去。 那是我确实不行，我我做不到这点。你不要应了人家，你还做不到，这个是诚信问题。在美国，这个信用是非常重要的。 <laughs> 记住了，以后有女人的话，泡面多买一点。 <laughs> 他们这个女女人讲的故事啊，都是这样的故事。对，就是呃，女女人很高，男人很低，就是或者是低低低姿态吧，就是男人为女人服务。 可是实际上，在中国广大受压迫的妇女当中啊，这样的故事是少数。对，你知道吗？大多数的故事 <laughs> 那都是打呀，你就你知道，就是哎，我都跟你说，你见过要泡面， <laughs> 不要说这是泡面，咱就说四川，现在很多那个农村里，我看到的还是一样啊，男人不干活啊，男人就打麻将啊，在现在还是这样啊，活都是女人干呢。这中国，你哎，我还想说一个事儿，最近的也是一个新闻。 就是说，女人为男人就至于就做到什么程度啊？是黑龙江吧？你也是东北。 <laughs> 黑龙江，你听说了吗？出现了一个残杀少女的案子，那少女才十七岁。就是说，匪夷所思，匪夷所思。这个女的怀孕了，孕妇在街上倒地，然后这小女孩扶她，然后就说：“哎，你送我回家吧。”送回家，原来是这个孕妇啊，为了满足她老公，想给她老公找一个。 处女啊，什么少女啊，满足她老公骗回来这么一个，回去就给她呃下药，下药就把这个女的听说猥亵了还是怎么着？迷奸。迷奸完了就弄死。后来说你为什么这么干呢？这个女的当然自己也有短儿，据说呢她以前呢就是给她老公戴过绿帽子，被她老公发现，然后男人的这种占有欲我就发现耿耿于怀，没过两天就老说这 <laughs> 老说这事儿。 最后，她觉得对不起她老公，所以她就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补偿。就这样，你知道吗？因为她怀孕了，现在法律还不执行她，你知道吗？但她老公不是关起来吗？听说她老公还在抱怨她，说都是把我老我我老婆把我害的，害到今天这个地步。啊我只能说明这两个夫妻还是有感情基础的， <laughs> <laughs> 就是老婆愿意为了老公去做诱骗这样的。一 然后老公对老婆的爱也很深，你诱骗来了，我就遵循于你，即便我要负法律责任。对 <laughs> 啊，但但唯一一点不可解，整个事情唯一一点不可解就是你奸就奸了嘛，你何必把人家杀了还要碎尸呢？我觉得这就把这就把矛盾的性质完全改变了嘛。你你本来只是一个最多只是一个强奸的罪，你现在是变成一个杀人的罪。我看当你不想负强奸罪的时候，你负的就要是杀人罪。我看到的报道是什么？就是最后杀人呢？ 说是男人的主意，当然这都是报纸上看来的啊，就是说，就是说，所以就说到底强奸没强奸成啊，还还是个问题。就是当时说就准备强奸的时候，据说是发现这个小姑娘呢，这个来例假了，来例假了，然后呢，这个时候说他老婆还说说要不就算了吧，放他走吧。但是你个男人这个时候，实际他知道厉害，这怎么放走啊？一放走两两口子不都进去了？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弄死他。 坏事不能做，做着就连环的会坏下去。没错，没错，人生就是这样，不能做坏事。所以你从这些故事里得到什么启发呢，海洛？我从这些故事里得到什么启发？ <laughs> 哦，我我没什么启发。意思分享那咱们就去一下广告吧。 <laughs>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起这个整容啊，我最近也是体会挺深啊，因为你看，我为了防止我这个胖啊，我现在都不吃晚饭，就这样虐待自己。也整了十七八道了，他们啊，他们都还说说你实在也看不出什么变化， <laughs> 就说减肥之难，你知道吗？但是你看现在你们明星，我那天在节目里我还说呢，我说你说这个明星啊，你就可可见人世这轮回因果呀，说本来是出身贫寒。 吃不饱穿不暖是吧？所以去当明星，结果当了明星之后呢，还是吃不饱穿不暖。是不能吃饱，也不能穿暖。对呀。对。哎呀，就是弄成这个这个这个样子。你看我现在看到的很多报道，就是说什么谁呀，黄晓明啊，就为了演个电视剧，中间要光一膀子，就那么几秒钟的一个镜头。那吃什么？早晨就是基本上喝果汁儿，到中午吃什么白水煮鸡胸。嗯。 白水煮鸡胸，不能有盐，不能有油。还有一个谁啊？刘德华。嗯，因为我自己减减肥嘛，所以我就注意他们吃什么。后来他们说在片场，刘德华吃饭很神秘。嗯，他从来不跟剧组吃盒饭。 一吃饭总是自己单独的，就就是说这是个很神秘的事儿，谁都不知道刘德华吃什么。我知道，哎，你跟我们说说。 <laughs> 你先说。我不知道啊，他们说谁都看不见，他不让人看见，就助理拿了点什么，他就给他。哦，他只是不吃淀粉。他只是不吃淀粉，他会正常的摄入牛肉，然后等于是那个蔬菜什么的。他只是跟跟我讲说说他不吃淀粉，对。 淀粉，一个是会就是引起这个那个脂肪代谢会特别快嘛，会容易老化。还有一个，他吃他确实要很注意，因为他有他是乙肝患者，嗯，他是乙肝患者，所以他每天其实吃很多保肝的药，所以等于是说他不能摄入太多的脂肪，所以等于说因为脂肪肝会很引会很容易引起他的病变。哎呦，对，是为了健康。对，你看，其是再八卦一点，他。 呃，他每天健身，无论多晚。对，他老婆呢？他老婆很漂亮。 <laughs> 对对对，哎，就我是说， <laughs> 我是说什么呢？就说这个身体，我不由得想起一一句话啊，就是崔健曾经讲过一句话，但是他们搞摇滚的就往往脾气不好，是吧？ <laughs> 就是就是说说这个整个这个亚洲娱乐工业就是消费年轻人的身体。 我觉得，当然某种程度的形象造型，这个全世界娱乐工业都是一样。但是你确实觉得，哎，我给你看看这些图片啊。他们说韩国练得最狠，大陆其实没几个男明星真能光膀子的。你看，这是韩国的几个组合，这都是小孩儿。他们现在听说韩国艺员有的时候签约都要被迫整形呢。你再看下边韩国的这个组合，再看这是这是黄晓明，就就这么鸡胸。 你 <laughs> 看练的真跟鸡胸似的，你再再看下边，刘德华，嗯，这家伙六十多岁的，他他有六十吗？五十，五十，五十，对不起啊，五十多岁的人呐，真是这穿开裆裤一样。哎，这个。 海陆说：“这个我是真的是觉得是有一点太让我惊讶了。”周杰伦假的说练练练出了乳房的效果是吗？ <laughs> 我跟你说，我听说不是。嗯。说周杰伦这一两年，按说周杰伦这都算创作歌手啊。对对对。他都是练，说他得益于什么呢？他有个朋友哥们儿，嗯，就是开这个健美，就是搞这个健美的就健健美教练。 他们这个去哪儿，随身就跟着。嗯，他就是要练出这个来，是不是？这些男明星的经纪人都是女的？不不不不不不，这个是这样，就是因为周杰伦好像他也是因为身体上面有好像是有什么病症，所以他必须要有。乙肝患者的他他不是他不是他是真的是有什么病？好像是是心心脏还是怎么样？所以他必须他要有有氧的一个。 他是有有遗传病好像，对，但是呃，关于韩国整容这件事情哈，就是说我我之前我也我也问过他们，就是我有韩国的朋友嘛，我们拍钢琴的时候是韩国团队嘛，韩国有因为整容业的发达，在男孩子和女孩子十八岁成人礼的时候，家长会送给他们一笔钱，他们没有成人礼，就礼物没有，是给你一笔钱让你去整容。 对，它是整容费，所以等于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不知道韩国人为什么对自己的面貌那么的不满意哈，所以大家都会去整容。十八岁成人的时候，成人礼会得到一笔钱，然后去去整容。为什么韩国的这个偶像团体特别的呃能够吃得开？我觉得这个是源于荷尔蒙本身的这样的少女情窦初开的这样的一一个激素反应。哎，我觉得就是他生理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对这个。 这个男人的这样的一个想象，是不是因为观众群是那也比较多，女性观众比较多，你那相对好。我我相对好莱坞的著名的男演员啊，那都身材都麻麻的，而不轻。对你就会感觉好莱坞大明星，他们那些男的个子也不高。 对不对？没，呃呃，靠肌肉成大明星的不太多的。不是，我觉得崔健说那是。崔健说那个话是有道理的。为什么消费的是年轻人的身体，老年人的身体你是消费不了的？嗯。老年人拼的已经不是身体了，因为他其实拼的是智慧的部分。所以你说好莱坞的大明星，基本上成名的没有年轻的，达斯霍斯曼、霍夫曼没有。那那就是说，那那是那中国就是消费主体的问题了。当然。 中国的消费主体是小孩吗？当然。哎呦，中国的消费主体这个是被家长养成的，就是说孩子你要什么，永远现在无论什么样的家庭，无论你月薪多少，一定是以孩子为中心的，那当然是消费年轻人啊。 哎呦，所以中国这么幼稚的，搞得很多个玩意儿。你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孩子，是最好的，在你能力范围之内是最好的东西。所以你会为了这个孩子，连为了孩子连婚都不会离。你当然是小。我认识的那个那个好爸爸，他追什么星啊？他追的就是他女儿的星，他女儿追谁？ 他就追谁，当然不惜一切代价给女儿搞个明星照片呐，签个名。你那秦海璐不也是吗？偶像追随，他也追随。呃，对， <laughs> 对，偶像看《锵锵三人行》， <laughs> 他也来《锵锵三人行》，不过这偶像岁数不小。哈哈哈哈哈。有点有点烫，肌肉肌肉。但是我是喜欢老男人的那种。 <laughs>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好了，大家都学学我了。对，因为我们都不年轻了。